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今天学习第十课，重点语句是。全員いますか？都到齐了吗？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今天学校里有体检，学生们都来到了会场。好，下面我们来听第十课的会话，重点语句是。全員いますか？都到齐了吗？はじめに身長と体重を測ります。 全員いますか？アンナさんがいません。すみません、遅れました。我来讲解一下，铃木教授对学生们说：“はじめに身長と体重を測ります。”首先测量身高和体重。我量体重的时候总是ドキドキ、很紧张。 真的吗？是。嗯，以前学过的拟态词，你马上就用上了，真不错。はじめに是首先的意思。身長是身高。と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意思是和。体重是体重。は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はかります是动词，意思是测量。铃木教授接着说。 全員いますか？都到齐了吗？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全員是所有人的意思。いますか？是由表示人的存在的动词います在有加上助词か构成的疑问句。请注意句尾要用声调。我们来练习一下发音。全員いますか？ 我们在第七课学过表示物体存在的动词“あります”，在有。这里不能用“あります”吗？嗯，不能。あります表示物体的存在，表示人或动物等的存在要用“います”。那假如这里有一只狗，狗是“犬”，所以就该说“犬がいま s 对吧？嗯，对的。 好，我们接着来看绘画内容。铃木教授问完之后，安娜的同班同学罗德里戈回答说安娜さんがいません。安娜还没来。安娜さん是在安娜的名字后面加上了敬称“桑”，表示主语。助词，请用鼻浊音来发音。不过用浊音发成。” 也听得懂。i m a s 不在，它是 i m a 在的否定型。哟，安娜怎么了呢？这时候门开了，安娜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すみません、遅れました。对不起，我来晚了。原来安娜睡懒觉起晚了。すみません。是对不起的意思。すみません。 在招呼别人的时候也可以使用，比如我们在第七课学过。请问有奶油泡芙吗？在今天的绘画里，它是用来表示道歉的。是动词。迟到的过去形。mas 型的动词的过去形要把 mas 变成 m a s t a 在日语里。 已经结束的动作都要用过去形来表示，其中也包括完了形。那么，江川，请你回答一个问题：吃了，用日语该怎么说呢？嗯，吃是食べます，所以就是食べました。回答正确。好，明白了意思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遍第十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全員いますか都到齐了吗はじめに身長と体重を測ります全員いますかアンナさんがいません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奈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今天我们学习了表示人或动物存在的动词 imas 在有，还学了同样表示存在的 alimas 在有，怎么来区分它们呢？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我が教ょう。 德勇老师说，在第七课里，安娜看到有很多蛋糕，就很吃惊地说：“ケーキがいっぱいあります。”有好多蛋糕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ケーキ”（蛋糕）。像这样，如果主语是无生命的物体，就要用“あります”。不仅要看这个物体是否活着，还要根据它是否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来移动进行区分。 植物虽然是活着的，但是因为不能移动，所以用阿利 mas。超市里卖的鱼不能动，所以用阿利 mas。鱼缸里的鱼来回的游动，所以用 imas。另外，公交车和私家车虽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驶，但是有司机在的时候用 imas。总的说来，就是表示人或动物存在的动词是 imas。 在有，否定形式，いません。不在，没有。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用あります。在有，否定形式ありません。不在，没有。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下面这个词是用来表示考试结果的。がっくり，嗯，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开心。是啊，这个词呢，形容失望的样子。比如在体育比赛的时候输了，或者大失所望、垂头丧气的时候可以使用。同样的意思还有这样的说法。 刚，这个我知道，在漫画里，主人公受到打击、意气消沉的场面就写着“刚”。刚，只用这一个词就可以表达受到打击、追悔莫及的心情。不过，这种表示伤心难过的拟声拟态词，我们最好用的机会还是不要太多哈。 身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ガックリ”和“ガン”。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えっと、よお。今天也就迟到了一点点。” 不过听说在日本，要是不能按时集合的话，就会失去信用的。刚，好，听众朋友，第十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全員いますか？都到齐了吗？我们学习了表示人或动物存在的います。 请大家把表示物体存在的 a r i m a s 也一并的记住。下节课，安娜要邀请小英去出席一个晚会。欢迎您到时收听。